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军部法西斯大力钳制言论，禁止一切有害国内政治的言论。日本政府呢，就掀起了对非日本事务大规模的镇压。凡是反对日本对中国侵略、反对崇拜天皇、反对日本走法西斯道路的，就是非日本事务，坚决镇压。日本呢，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思想控制局啊，多有意思，是吧？比如说。 政治犯啊，有因言获罪的，没听说过因思想获罪的。军警们呢，协助特高执行荒谬的政策。在文部省啊，相当于这个教育部，成立了一个学生控制处。自由派的出版物被禁止，一些书籍、杂志、报纸一半的内容呢被删去。写煽动性文章嫌疑的人无限期羁押。凡是支持自由主义思潮的人都失去了工作。 极端民族主义暴徒在大街上寻找持不同政见者，并且殴打他们。这么一来，极端爱国主义思潮在日本占了上风。帝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说日本天皇和国家是一个整体。这个完美如金欧的国家体制已经延续了整整三千年，这就表明日本要建立一个以天皇为首的法西斯专政。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彻底建立法西斯专政，1936年2月26号凌晨，以香田清真大尉为首的一千五百名陆军士兵发动兵变。香田清真只是个大尉，其余参与政变的十几个军官职位更低。这些士兵占领了陆军省、国会大厦、东京警视厅、首相官邸，有一队闯进了大藏相高桥世清的家，把他杀了。 因为高桥指出，日中战争已严重消耗财力，更反对日美开战。另一批人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斋藤实中弹四十七发，老头都被打成筛子了。当然，也因为日本手枪特别烂啊，日本是那个南部十四式手枪，就是咱们说那王八盒子啊，用来自杀都经常卡壳。再有呢，就是陆军教育总监渡边定太郎大将被杀死。 冈田启介首相躲到这个洗澡间里，侥幸逃脱。他的妹夫冲出去做掩护，被误认为是首相杀掉了。天皇的这个侍从武官长铃木贯太郎大将也身中数弹，躺在地上呻吟。法西斯军官呢，一看他没死，想给他一刀断头。铃木的夫人就扑在他身上呢说他马上就要死了，已经有出气儿没进气儿了啊，说话就完了，就给他留个全尸吧。 法西斯青年军官们也觉得是这么回事啊！对不起，夫人，把您房子弄脏了，不好意思，就退出去了。然后夫人赶紧把他送到医院，老头呢居然被救活了，这还是说明日本手枪威力太大啊！要是用美国的那柯尔特 M1911，早挂了。铃木贯太郎后来还成了日本战败前的最后一任首相。法西斯年轻军官就这么干，发动政变，把全国人民忽悠起来啊，说我们的国家处在。 呃，俄国、中国、英国、美国发生战争啊，跟这几个国家发生战争的边缘，除非我们现在奋起消灭那些阻碍进行真正改革的家伙，否则天皇会威望扫地。但是这事儿这个发生之后啊，天皇非常生气，因为陆军大臣竟然把叛军称为义军，天皇急了，说随便杀害朕的古公老臣，难道是义军吗？你们赶紧给我镇压，你们要不镇压。 镇江亲率禁卫师团前往平叛，这样才把坦克调进来准备镇压叛军啊！其实镇压特简单，生了俩大气球，上边写着“天皇陛下宣布你们是叛军”，士兵一看，哎呦，感情我们是叛军，就回营房去了。十几个法西斯青年军官到皇宫前广场拉手榴弹自尽，活下来的呢，遭到了这个审判。这次审判相对这个严了一点，十七个人被判死刑。 打这儿之后，日本陆军中黄道派势力一蹶不振了。原来属于黄道派的很多人呢，就改投到了统治派门下啊。比如号称这个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大将。但是这次政变产生了一个影响，在日本没有人敢得罪军部了。这帮人想杀谁就杀谁。虽然二二六兵变之后建立的内阁依然是文官掌权。 首相广田弘毅是文官，但是他恢复了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啊，就是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陆海军大将或中将担任，陆海军大臣一定要由军部来推荐。如果军部对首相不满，他就拒绝推荐陆海军大臣人选。你这个内阁没有陆海相能组成吗？是吧？你说你国务院是吧？ 嗯，这个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暂缺，没关系啊。缺国防部长、主权部部长，不像话啊。所以到最后，只要军部对内阁不满，就召回陆海二相，两相宣布辞职，军部拒绝推荐继任人选，内阁就得垮台。最后怎么办？算了，干脆以毒攻毒啊，让军人来担任首相。你担任首相，军部不会给你捣乱。 所以，日本最后就进入军部法西斯独裁啊，东条英机就当了首相了。这个过程啊，跟德国有很大的区别。德意日三国法西斯上台的这个经过啊，就讲清楚了。除此之外，在二战全面爆发前，欧洲还建立了一个法西斯国家，这就是西班牙内战之后建立的佛朗哥独裁政权。 一九三一年，西班牙波旁王朝被推翻，建立共和制啊。共和政府几经反复，共产党、社会党掌权，法西斯军官呢就发动了叛乱。叛军后来由陆军参谋长佛朗哥领导，称为国民军。西班牙内战当中，有百分之八十的正规军，原来西班牙王国的陆军和空军的大部分投到了佛朗哥的国民军这边，而这个特别是西班牙的农民，大部分支持国民军，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农民是天主教的虔诚信徒，而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军队呢，简称共和军，是反上帝的啊！他们捣毁教堂啊，把法袍呢披在身上取乐，甚至把这个教堂拆毁之后，把去世的修女的遗体扒光了衣服陈列在教堂门口供大家取乐啊！把教士的头骨挖出来拍照。共和军甚至在这个托莱多天使山向基督的雕像射击，反宗教的这个政策。 造成西班牙老百姓对共和国政府非常抵触。虽然西班牙天主教会历来作威作福、压榨人民，并且呢在内战一开始就加入国民军一边但是不是所有的教士都是坏的。这就跟那个义和团杀洋教士似的，不是所有洋教士都是坏的，是吧？那些中下层的修女也是这样。整个内战期间。 西班牙一共有十二名主教、二百八十三名修女、五千二百五十五名教士、两千四百九十二名修道士和二百四十九名见习修道士遭到处决，相当于西班牙全部神职人员的百分之二十三。这是继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啊，欧洲发生的最大规模屠杀神职人员的行为。西班牙臭名昭著的宗教法庭三个世纪杀了五千多人。 这可倒好，六个月就杀了六七千人，报复的太过分了。所以共和军的这些行为啊，不但使得原来四分五裂的西班牙保守派紧密团结在以弗朗哥为首的国民军政权周围，也使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在战争爆发之初向西方国家寻求援助的努力付诸东流，因为这个欧洲国家的民众普遍坚信基督教。 这种情况下，西班牙军队加入到佛朗哥的国民军一边，跟共和军作战就不足为奇了。面对国民军强大的军事力量，当时共和国政府唯一能够信赖的武装力量只有自己建立的突击警卫军，虽然勇敢坚决，但人数太少。所以呢，这个西班牙共产党号召工人保卫共和国，二十万工人响应，从全国各地涌向马德里。有一场战役发生在西班牙的阿尔卡扎要塞。 共和国军队包围这个要塞，但是打不进去。共和军呢，就抓住了守卫要塞的将军的儿子，让他呢要求将军投降。将军的这个儿子呢，就在电话里安慰父亲啊，他说：“如果阿尔卡扎不投降，就要把我枪毙。不过您别为我担心。”将军说呢：“要是真的，你等于把灵魂交付给了上帝。你高呼‘西班牙万岁’，你将成为牺牲的英雄。再见了，我的儿子，我紧紧拥抱你。” 将军儿子也说再见了，爸爸啊，我也紧紧拥抱你。十分钟之后啊，要塞没有投降，将军的儿子呢就真的被共和军杀害了。所以有些事儿啊，即使结果是正义的，如果手段非正义，也影响结果的正义性。真正的革命者呀，不应该干这种事儿。一人犯罪不及妻奴，何况在战争当中滥杀无辜，很难让人同情啊。西班牙内战。 为欧洲各国角力提供了战场啊！内战爆发之后，德国、意大利援助佛朗哥。德国援助佛朗哥有一个重要原因，除了西班牙战略地位重要、资源丰富之外，就是想拿它练练兵啊！我这么多年扩军备战是吧，造了这么多新武器，想试试灵不灵？哎，一试真灵是吧？这秃鹰军团这五万人名不虚传。 苏联也给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提供了一些物资，还派出了很多军事顾问和成建制的军队啊，比如第四坦克旅。但是这些武器的投入跟德国、意大利比起来相差悬殊，武器质量跟德国也没法比。苏联也想在西班牙练练兵啊，因为他的高级将领都被清洗掉了，他想试试没有高级将领指挥的军队打仗行不行？一打不行啊。 所以后来为什么德国敢打苏联呢？也是啊，在西班牙就看出来你不行了。由于这个共和国政府得到的援助有限，而且战斗经验不足，到三九年四月，马德里沦陷，佛朗哥就在西班牙建立了独裁统治。西班牙内战由于英法美的不干涉，而德国、意大利大规模的武装干涉，最后呢以共和国的失败而告终。欧洲又多了一个威权国家。 这个战略事态越来越有利于德国和意大利了。在这期间，三个主要法西斯国家终于迈向结盟。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号，德国和意大利达成协调外交政策的同盟条约，建立了柏林罗马轴心。三九年五月二十二号，两国签订德意同盟条约，又称呢钢铁条约。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在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号跟德国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 意大利呢，于三七年十一月六号加入。希特勒认为柏林、罗马、东京是地球的轴心，世界的轴心，地球应该围绕了这个轴心转。这家伙一看就没好好学地理啊！柏林、罗马、东京不在一条线上，地球怎么可能围着这条线转呢？三国结盟之后，德国更加有恃无恐。三八年三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这一年的九月。 英法德意四国签署《慕尼黑协定》，迫使捷克割让苏台德地区给德国。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上说：“占领苏台德地区是他对西方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张伯伦对此深信不疑。回到伦敦下飞机的时候，他兴高采烈地宣称：“他带回来一代人的和平啊！”他跟英国人讲：“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我建议你们安心的睡觉去吧。”但希特勒没有履行诺言。 占领苏台德地区之后，一九三九年三月，德军又控制了整个捷克，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只有五个月了。